看四十二页，四十二页，接下来我们来看特别成立要件。特别成立要件第一个，我们谈要事性。要事性的规范目的，要事就是要做成一定的方式嘛。那民法上规定要做成一定方式，最多就是要求要书面，好书面订立。那要事性的目的呢？ 谨慎跟证据啦，好，我想最重要是谨慎哦，因为要做书面的时候，就是希望当事人能够谨慎其事哦。那嘴巴上讲快哦，是要书面写下来的时候，当事人会比较谨慎。所以民法上大部分都是针对一些对当事人的权益关系影响比较重大的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租赁关系里面，租赁原则上是不要事哦，但是呢，但是当你是不动产租赁期限超过一年，民法四百二十二条是规定什么？哦，你要一定的方式为之，好吧？啊，来那。 这边有几个是民法在编新修正的要事性的规定啊，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哎，不过等一下，你先看四百二十二这个条文，条文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文。那四十二条说不动产之租赁契约，哦，第一个要不动产，期限。 逾一年者，注意民法上的“逾”代表什么？超过，所以刚好一年也不算。不动产租赁期限超过一年，应以字据定之。那字据就是书面，要签书面。那换言之，如果一个不动产的租赁契约期限超过一年，没有签书面，它的法律效果一般是什么？哎，刚刚我们看过民法七十三条规定，不是说违反法定要事是无效吗？但你注意哦，七十三条也特别规定什么？ 如果法律有规定它不会无效的话，那就依法律的规定吧。一般四百二十二条后段就是一个标准的期限。四二条后段说未以自己定之者，就是你没有符合法定要事，对不对？注意，他只说什么转成是一个不定期限的租赁。换言之，四二二条就是一个未符合法定要事性的要求，但是法律有明文规定，该契约不会因此无效，而是转变成什么？ 一个不定期限的租赁，那不定期限的租赁契约，它的终止上的规定就有其他哦，这个跟定期也是不相同的，可以吗？可以吗？所以，比如说我跟你就房子的租赁订立的是一个五年的租赁契约，不过我们没有签书面，那这时候呢，依照四百二十二条规定，我们的租赁契约并不会无效，而是什么？而是那个五年的租期转成是一个不定期限的租租期，那不定期限的租期呢，终止上就有另外的规定，可以吗？好不好，所以。 不符合法定要事，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它的法律效果的话，依照七十三条规定它是无效。但七十三条也说，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不会让它无效的话，那就依法律规定，这是一定的，好不好？所以原则无效哦，但例外要看法律的规定。好，那这边讲一下，这边说在一边哦，八十九年修正的一些要事性的规定哦，第一个比较有名的是五百三十一条，你看五三一这条，哦，这条很好玩，你看五三一这个条文。 来，五三一说，为伪证事务之处理，虚伪法律行为，而该法律行为依法应以文字为之者，其处理权之授予，来处理权请圈起来，其处理权之授予，亦应以文字为之，句点对不对？然后后面整句把它画起来，其授予代理权者，代理权之授予一统，然后那个代理权也把它圈起来。 这个我请你画起来，这一整句是八十九年再被修正才加进来的，以前没有这句话。所以以前的旧条文就是说，其处以权是授予英以文字为之据点到这里为止。那八十九年等是加了后面这句话，又多提了一个代理权。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来，这个涉及到你来看哦。哎，又涉及到代理的问题啦，因为这是委任契约嘛，对不对？好，委任从五二八开始，这是五百三十一条。这个委任契约规定的特色在哪里？你看哦。 甲，我们说叫本人，好，乙叫代理人，对不对？好，假设这个甲是想要把他的不动产 A 屋卖掉，卖掉他本来可以继续卖，对不对？结果他现在是用乙，哦，请乙来帮他卖，帮他卖。好，那首先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什么？在甲乙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甲乙间会有什么法律关系？ 所以我们在谈说，甲乙间有所谓内部关系跟外部关系啊，这边的讲法很像是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的概念一样，有内部跟外部关系。内部关系，当然我注意在讲，这个是既受德国法制的结果。内部关系一般我们说五二八，五二八是什么？委任契约，对不对？一个委任的契约关系哦。第一个，甲乙间有内部的委任契约关系，在甲乙间有一个一百六十七条的什么？ 代理权之授予，代理权的授予，接受德国法系的这种委任关系或者代理关系里面，他们会把内部跟外部关系两者分开来，而内部一般是一个契约关系，就是乙为什么会帮甲处理事务的原因，乙为什么帮甲处理这个事务，原因是什么？好，那。 我说明早上看到契约，契约是一个什么？债之发生的原因，对不对？意定之债嘛。那发生的债就代表当事人会负担义务，对不对？所以乙这个乙有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帮甲来卖这个房子，帮甲处理事务？关键在乙甲间的内部契约关系，对不对？注意哦，委任契约既然称它叫委任契约，代表它是一个契约关系。好，双方有意思表示哦，有意思表示哦。 意思表示，意思表示哦，合一对不对？好，委任契约成立，对。外部一般说会有个授权，这个授权讲的是授予代理权哦。所以外部的授权行为是一个什么？单独行为，授权是个单独行为，等于是甲单方面做意思表示而已，好吧？好，甲单方面受意思表示给乙，那这个授权行为所影响到的是什么？是。 乙究竟有没有代理权的这件事情，乙有没有代理权的这件事情，关键在于外部的授权。那问题是取得代理权要干嘛？差别在哪里？我有代理权，代表我有义务帮你做吗？不一定哦。我只是有权限，不代表我有义务帮你做哦。那有没有代理权的差别，只在于乙到时候做代理行为的时候，他是一个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而已嘛？可以懂吗？ 所以代理权只是一个资格，或者是一个法律上的地位而已，就是他是代理人，他有代理权而已，可以吗？好，注意哦，这样看起来有几种可能性，就有三种可能性。甲现在跟乙的法律关系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是甲乙间只有内部没有外部，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就是什么？甲委任乙，但是没有授予他代理权。 就代表乙要怎样？乙哦，乙不能和乙但乙有义务帮甲做，但是他不能用代理的方式来做。第二可能性叫做乙有甲有授权给乙，但没有委任，这代表什么？乙有代理权哦，但乙可以不甩甲，想做就做，不做也没关系，好吧？就乙有资格，但他没有义务。来后，第三可能性是有内部又有外部，那是什么？乙有义务帮甲做，但 而且同时，他也有代理权，就有三种可能性，对不对？好，那这种把内部、外部关系分开来，也是寄受德国法治的特色，好吧？你去跟法国人或者跟美国人讲说，哎，那哎，这个授权跟内部的委任契约的关系要把它分开，有三种可能性。他说你接共享，天啊，我听不懂，为什么？在在法国或者说在美英美法上，啊，这就是一个授权的行为，就是一个那个授权行为的概念，就同时包括到。 内部的委任契也报告了外部的授权，他们认为那是一个法律行为嘛？好，那德国人就喜欢思考，对不对？所以德国就会把它分开，就好像债权跟物权行为分开一样。那分开的目的是什么？他把授权行为从原因行为独立出来，目的在干嘛？独立性的目的是什么？无因性，完全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到讲代理的时候，又跟你讲授权行为独立无因性的问题了。好吧，那就切断原因关系，那这个又后续的问题，我们到后面再来讲。好，现在甲乙间等于这什么？这几种可能性，对不对？ 对不对？好，这几种可能性之后，来接着看乙现在不是要做代理吗？我说要进入到代理的世界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关键在什么？名义，乙用谁的名义？记得吗？乙在做代理行为的时候，最重要是要遵守显名主义，所以以甲的名义来做。乙如果遵守显名主义，用甲的名义来跟丙说，哎，丙啊。 我用甲的名义，我现在是甲的代理人。我现在用甲的名义把甲的房子卖给你，那丙会认为他现在跟谁做交易？跟甲咯，才会进入到代理嘛。我说进入代理的世界里面，差别在哪里？里面跟外面差在哪里？差在如果不是代理的话，意思表示的做成者跟效力的归属者是结合的，乙丙在做嘛，那效力也在乙丙间。但进入代理之后，乙丙是哎，意思表示的做成者是谁跟谁？ 做成者还是乙丙啊？但是问题是效力的归属者在谁跟谁？在甲丙间嘛？哎，为什么会这样分开？为什么会逆制过来？啊，因为有代理嘛。为什么代理会这样？因为乙用甲的名义来做代表，乙是为甲而做，而丙也认为他在跟甲做交易，那效力当然是甲丙间啊，对不对？就代表效力的归属只有可能在甲丙间发生，但这是第一层次而已啊。好，进入到代理之后，我说过第二层次是什么？有权还是无权代理吗？ 对不对？有可能是有权代理，也有可能是无权代理，是不是这样？那有权跟无权的差在什么地方？有权代理的话，就甲丙间的法律行为就生效；无权代理就是效力为零。那有权跟无权是依照什么来判断？依照乙有没有代理权嘛？那乙有没有代理权是依照什么来判断？依照什么啊？依照当时这一个授权行为有没有效啊？是不是？这样？ 这个授权行为决定乙有没有资格，有没有代理人的资格嘛？有没有代理权嘛？可以了解吗？然后这就是有权跟无权代理的差异。现在是这样的问题，好吗？好，五百三十一条这个条文当时最大的争议在什么？你把条文再看一次，我们再对的啊，来对再看一次，你看。他说，他说，现在因为这个条文是在委任里面嘛，对不对？所以他主要讲委任。他说，为一个委任事务的处理，虚伪法律行为。好，这段话到这里为止，代表意思什么？ 委任事务的处理会是事实行为还是还是法律行为？委任事务的处理会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不一定，都有可能，对不对？我可能委任你干嘛？帮我卖这本书吗对不对？我委任你帮我卖我的书，那你要去卖我的书，这叫做委任事务的执行，对不对？那卖书就代表要做什么？法律行为嘛。那有可能是我委任你帮我什么？啊，比如打扫我的家里，清洁家里，这是一个什么事实行为啊？ 代表你要来清洁，要是做事实行为方式来清洁所以委任事务的内容，那个执行的内容可能是法律行为，可能是事实行为，要看当事人约定的内容而定嘛，对不对？好，这边他讲说，如果你一个委任事务的执行，它的内容要做一个法律行为，好，再来，而这个法律行为依法应以文字为之审，等于就是说委任事现在，譬如说甲现在委任你，黑板上对不对？帮他卖房子对不对？ 卖房子这个动作是法律行为还是行为？法律行为啊，要订立买卖契约嘛，对不对？好，委任事务的处理，委任契约内容是要卖这个房子，依法应予应为法律行为，而这个法律行为还要依法应以文字为之，代表喽，这个委任事务执行的这个法律行为是法定要事行为。我们举个例子，譬如说什么，最常最有名的法定要事行为就是七百六十条，七六零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文。 你看七六零，大家现在会觉得民法很有趣，很好玩，对不对？好，很好玩哦。希望你会觉得好玩。民法越念越好玩，懂吗？越民法越念会发现，怎么还有这么多问题？好讨厌，对吗？啊，就是什怎么问题都念在念不完。但我现在，我现在看这个民法很多的书，我说哇，怎么还会有这么多？ 问题在，然后你思考很多问题，思考到后来就， <tsk> 对啊，这个很难解决，懂吧？就是你穷尽所有的想法，说 <tsk> 这边到底什么，我到底什么地方没有想通，什么地方没有钻过去，好吧？那这个一开始学民法的时候，本来大家都不懂，不懂，不懂，啊，学到后来就眼睛会越张越大，为什么？你会发现说，哇，原来民法可以讨论的这么逻辑性，把所有的法律关系切的这么细，懂吧？但念念念念念念到后来之后，发现自己走火入魔， <laughs> 我为什么要把行为切的这么细？ 懂啊，因为其实很多事情是 <tsk> 不要切的太细，不要太钻牛角尖，民法问民法比较好解决。然啊，这个开始又返璞归真，然后结束啊，这个很多事情，然后这个这个不要太细致的去看它，有时候看问题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了。然后因为有时候民法的时候学到后，又学到不当得利，我来跟大家讲，不当得利你不要走火入魔。然后又不当得利就是要把每个行为都切得很细、很细、很细、很细，把每个要件都分析得很细，然后分析完后就就钻进去你就出不来了。啊，看到很多这种同学。 好啊，所以那这现在大家，我想大家现在在进入到那种眼睛越长越大，没有？反正哇，这个法律行为可以讨论的这么细致，懂吧？然后对法条上的每个文字，你都哦，能够举出很适切的例子来说明它，好吧？那考试遇到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只要这个这个体系概念在的话，其实问题都可以放到体系里面去解决，好吧？好，那这个希望你越练越有趣，来，希望好来看七百六十条，你看他说不动产物权的移转或设定应以书面为师，哎，法定要式，对不对？ 我问你，这是不动产物权的债权行为是物权行为？七六零从条文上看起来是债权物权行为，物权行为嘛，对不对？因为条文说不动产物权的移转设定，而不是得上变更，代表他讲不动产物权行为要书面对不对？好，那我请问你，乙丙现在乙现在是要代理甲把他的房子卖给丙，买卖契约是什么行为？债权行为对不对？要不要做书面？好，实务上说不用。 不用，那什么行为要做书面？哎呦，这个七五八这个物权契约，因为七百六十条的规定，它应该做书面，是不是这样？因为法律行为的做成者在谁跟谁，在一笔接吗？对啊，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民法七六年要规定不动产物权行为要做书面？因为不动产很贵啊，要谨慎，对不对？谨慎希望你做书面嘛。可是，在代理制度里面，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如果你现在这个不动产物权契约你做了书面，谁谨慎呢？参与这个法律行为的人谨慎嘛？谁参与这个法律行为？那不是乙丙吗？我们不是说做成者在乙丙间呢？甲不参与，讲在家里吹冷气哦，甲没有参与哦。参与的做成者是乙跟丙，代表是，如果你七六零条这边要求说你做这个不动产物权行为的时候要做书面的话，乙丙两个人都谨慎但问题是在委任契约里面，最终那个委任事务的效果。 是要让谁来承担？是要让甲跟丙来承担啊？那现在丙有谨慎没有问题，乙也谨慎没有问题。问题是最终是甲要承担，那甲应该要谨慎嘛？可是你这个时候叫甲进来说，他也要签名，显然不符合代理的意思嘛？因为代理的意思就是甲说不关我的事嘛，才叫代理嘛。这就是乙丙在做，只是我效力归属到我而已嘛。那现在我们不能够要求本人在代理行为的时候，进来做签名，进来做书面，对不对？叫他谨慎，对不对？那只好往前阶段去推。 前阶段就是推到什么？推到他一开始跟乙叫乙帮他做这个代委任事务的时候，就叫甲先做书面，就谨慎到了嘛。等于是你委任契约里面在签的时候，委任契约里面既然都写说乙要帮甲卖这个房子的话，那这个涉及到不动产，好吧？我们希望甲在这一个时间点就要先谨慎，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他的关系变成是说，后面这个是乙丙两个人在做什么？ 在做这个七百五十八条的时候，我们说依照七百六十条的规定，它要谨慎。谨慎是乙丙两个人都谨慎到，但因为委任事务毕竟效果是要归到甲本人这边来，所以我们希望甲跟乙在签什么？签五百二十八条的委任。哎，委任契约本来是要事还不要事？不要事契约嘛，没有明文明文规定的都是不要事嘛。那我们希望说，因为五百三十一条的规定，所以它变要事，也变得要书面。那这边一旦书面下去之后，谁就谨慎到？ 哎，甲就谨慎到了，甲乙就谨慎到了，那这边乙丙就谨慎到了，这样大家都谨慎，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可以懂意思吗？所以你把这个题目，把这个条文五三一这条文，你再看它一次，你再对着看一次。条文你要看得懂，他现在讲的是哪一个行为？哪个行为？你看哦，他说，为委任事务的处理，虚伪法律行为，这边讲的这个法律行为是哪一句？哪个？哪一个行为？乙丙的行为，对不对？ 对，虚伪法律行为嘛，这是委任事务处理是疑点嘛，然后呢，这个法律行为依法以文字为之，像什么？哎，七百六十条规定要做书面，是不是？好，再来呢，那其处理权之授予应以文字为之。刚我不是把请你把处理权圈起来对不对？处理权学说通说说这个处理权讲的是什么？啊，就是委任契约嘛，因为一旦委任契约生效之后就处理，乙就有处理权嘛，当然乙也有处理的义务了，对不对？那他说。 为处理权之授予应以文字为证。他说这个处理权讲的就是委任契约，因为委任契约有效之后，才会有处理权嘛。那他说这个处理权的授予也要以文字为证，代表这个委任契约也要做书面，这样可以了解吗？懂吗？那他的目的呢，让甲在一开始签委任契约的时候就谨慎。旧条文只有规定到这里，好，处理权之授予应以文字为证，没有后面那句话，大家就要讲嘛。那现在等于是这一个。 五二八要做书面，对不对？那一六七这个授权要不要书面？先问你这里。现在当时一开始做这个行为，我说很多可能性嘛，可能是只有授权，没有订立委任契约；可能是只有订立委任契约，没有授权；也可能两个都有。万一两者都有，假设除了五二八当事人也另外做了一个一六七的时候，这个一六七有没有五百三十一条的适用？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好吧，那。 当时的学说上通说或者最高法院的见解是说什么？处理权讲的就是委任契约而已。一六七讲的是代理权，代理权跟委跟处理权不一样，所以五三一条讲的就只有处理权是书面，就委任契约要订立书面，代理权受也不要。这讲法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为什么？啊，既然都要加谨慎，为什么签委任契约要谨慎，授权就不用谨慎？那谨慎都要谨慎嘛，对不对？ 好吧，所以学说上就很多批评的声呐，所以后来在八十九年再编修正的时候，五百三十一条做修正，修正它就是在后面加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如果在这个事实里面你有授予代理权的话，代理权授予也一样。好，那这个五三一条这个后段的这个增加进去之后，代表的含义有很多的含义啊。第一个是什么？你有处理权的授予，就是有电力委任权，不代表一定有授权，所以它是一个假设的语气，有没有？如果你也有授予代理权的话，那代理权就也一样。 对吧？就是代表你可能只有处理权，没有代理权啊，就只有内部没有外部，这是有可能的。那这时候当然就是内部这部分书面嘛。那他说，如果你同时间也授予代理权呢，那两者都要以书面为止，好吧？好吧。所以讲这个条文的意思，修正的意思表现出来是在这个地方，好不好？那这个也涉及到好这个内部跟外部关系的差异，好吧？好，这是五百三十一条代理权授予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第二个是民法七零九之三的第一项之合会契约。我们八十九年在编修正，增加几个契约类型？几个？三个？哪三个？第一个，旅游，旅游在哪一条开始？旅游从哪一条开始？哪一条？ 考试的时候，不考试在翻翻六八，考试在翻六八，哦，会的花题啊，我就洗了。啊，时间很有限哈。旅游从哪一条开始？从五一四之一开始。为什么从五一四之一开始？这放的放的这个体系的位置本身就表现出特定的含义来了。那放五一四之一开始，就是代表五一四是什么的最后一条？承揽哦，旅游是一种承揽，旅游是一种承揽，等于是什么？旅客去定做一个承的定定做一个什么旅游的服务？ 好吗？那事实上没有说，在旅游区域还没有公布以前，实物上处理旅游都是用承揽方式来解决，啊，所以它放在承揽的后面，啊，那是代表是一种承揽的这种次类型，啊，我们后面会讲。来，第二个是什么？和会，和会从哪一条开始？七零九之一，那七零九是什么？契约最后一条，合伙代表实啊，这个立法者希望把和会定位在一种合伙的关系。 好吧，那这是一道合会的哦法律性质，我们到后面再讲。第三个是什么？人事保证从哪一条开始？七五六之一哦，它七五六是在在编最后一条啊，就是最后的契约是保证，所以人事保证是一种保证哦，这个没有问题，好吗？所以这三个是新增订的契约类型。来，首先第一个合会契约在七零九至三的第一项，我们来看七零九至三这一条里面有一个书面的规定。 这个和会规定的九个条文，好，那并不难理解，但不会标会的人就很难理解，好好，会标的人就觉得很简单，啊，不会，因为它有程序性的规定啊，会标会就觉得很简单，不会标就觉得很难，啊，一个我会教你怎么标，啊，所以条文你一定看得懂，我教你怎么标会，好，来，这个是赛克的问题，你看七呃七点九之三，你看这个条文他怎么讲？他说，和会要订立会单，会单请圈起来，记载拙列事项。 对对对对，好，七款汇单啊。第二项，前项汇单要大家来签名啊，好，签名之后，一个拿一份。注意它的第三项哦，会员已经交付首期汇款者，虽未依前两项规定订立汇单，其合会契约四为已经成立。七点九至三，这个第三项有趣了，你看哦。好，比如说这个时点，合会契约成立。 好，比如说这个甲找了 A、B、C、D、E、F，六个人，大家七个人一起来标会，标会对不对？好，这个十点合会契约成立。好，那合会契约依照七零九之三这个第一项的规定，要写一个会单。会单等于就是把这个合会里面的权利义务了，有哪些人进来标，懂吗？那怎么标？标金多少？怎么样都写清楚，然后大家一个人要分一份，好吗？那这个会单代表什么？代表合会契约变成是一个法定要事契约哦。 对不对？那不符合假设你这个合会成立没有订立会单，那等于是不符合法定要式的要求，对不对？依照民法哪一条规定是无效？七十三条规定它无效，是不是这样？好，假设现在没有订立会单，合会契约无效。问题是，问题是哦，大家因为都好朋友，合会约好朋友来嘛，对不对？好，好朋友大家怎么？哎，第一期就已经交钱了哦，第一期标会，然后交钱了，对不对？然后哎，搞不好第二期也交会，哎。 第二期的标会也交了钱，只有第二期大家标过两期之后，那标到人就说什么啊，完蛋了，怎么样？我们没有签书面，那我儿子跟我说，没有签书面就无效啦，好吗？那太好了，那大家就不要标了，不要继续标，因为合约就无效嘛。之前我们标会不是都在履行这个契约吗？现在合约不是无效吗？大家都不要标，不要标，然后按问题是标过钱怎么办？他说我儿子跟我说，大家要不当得利来请求返还。 因为无法，呵，债权契约无效啊！无法律上原因受利益，这是物权行为嘛？无法律上原因受利益，让人受损害，好吧？那应该返还利益啊！所以大家就标过，标过就一场梦，然后呢，用不当得利，大家请求返还，而且还要附加利息哦！啊，因为法律人想要钱就要想要利息，啊，因为无聊，对不对？啊，所以七零九之三的第三项，它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和会成立之后，虽然没有写会单，但是呢，在首期，你看条文上怎么讲？条文上说，但虽然没有依照前关规定规定，但和会契约如果已经交付首期汇款，会员已经把首期汇款交了付之后，不是就第一次履行了吗？他说之后呢，和会契约就视为已经成立。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看哦，我们说这是物权行为，对不对？前面这个是债权行为，对不对？” 是不是第一阶段的第二阶段？哎，就是早上讲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对不对？第一阶段现在状况是什么？因为和会契约没有订立会单，所以它是无效，对不对？所以在第一阶段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大家没有义务来履行，对不对？好，第二阶段，因为他交了钱，交付汇款嘛，和会金交了嘛，交了之后不是就履行了吗？履行就有效啊，结果呢？到第二阶段，我说因为和会契约是无效，本来有不当得利的问题嘛，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保有那个受领的几步嘛。 但是七零九之三的第三项说，如果你的第一期汇款、首期汇款已经交付之后，合会契约这四委已经成立，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当事人不可以再去争执什么？之前合会契约因为没有符合法定要事而无效的瑕疵，那这就是一种以事后的履行有效的履行的行为，有效的物权行为去补正之前债权行为因为欠缺要事性的瑕疵。 是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债权行为欠缺要式性，对不对？我们说为什么要求要合会要订立会单啊？因为要谨慎其事啊，或者要证据嘛。啊，既然第一期都已经交过之后，将错就错了，大家就不要再争执之前什么签合会的时候没有谨慎的问题了，可以懂我意思吗？但是你看这个条文本身规定就有矛盾，为什么？依照七十三条规定，符合不符合法定要事的效果是什么？是无效。 可是七零九之战，对方说如果已经交付手机汇款之后，虽然没有签汇单，但是何慧欣的什么是否已经成立？啊，成立？如果你的意思说成立，但还无效喽？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这样，他意思是说就有效的成立了，成立而且有效了。那这边就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在于说到底这个要事性是一个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那显然是修这一边的修法委员认为他是什么成立要件嘛，所以他写成立啊。 你可以懂我意思吗？但是去修，因为七十三条规定在民总，所以没有修到。你了解吗？就是对那个法，就是要事性这个法律上的性质到底是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懂吧？那修这边的委员认为是成立要件，所以呢，他就说市委已经成立了，懂吗？啊，但这样你跟七十三条不就接不起来吗？七十三条说是无效，又不是说是不成立。你可以懂我意思吗？就这个，我说法律争执、法律性质上面的争议，不者不要管它，反正就是不能再争执不当得利了，好吗？ 好，这个条文有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人事保证契约在七五六之一的第二项，来看一下条文七五六之一。七五六之一说，第一项说，称人事保证者为当事人约定，一方与他方受雇人将来因职务上的行为而。 应对他方为损害赔偿时，尤其代步赔偿责任的契约，啊，这一般职务保证大部分都在银行里面。好，第二项前项契约应以书面为之，来书面请确起来。代表人事保证契约一定要以书面为之，一定要以书面为之。在台湾大概很少看到人事保证契约不是签书面的，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大概也会签书面。所以这个比较没有问题。哎呦，那我们现在等于是看到合会契约是药师契约，对不对？人事保证也药师契约，对不对 a 那 d 第三个那个新增订的旅游。 是要是还不要是旅游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五一四之二，你看五一四之二，顺便把旅游看一下。你看五一四之二，旅游营业人因为旅客的请求，应以书面来书面请圈起来，应以书面记载逐列事项交付旅客。呃，这么多对不对？请特别注意哦。修正理由里面有特别提到五一四之二，虽然说。 因为旅客的请求，你要交付书面，但这个书面并不是要事契约的意思。代表你看，旅客如果没有请求，你也可以不要给他书面啊，你懂意思吗？啊，旅客有请求，你有给的义务啊。那如果你没有给，也不代表这个契约是无效的。所以旅游契约是一个不要事的契约。那这边是说，旅客假设有请求，法律上的规定说，那旅游业有给的义务。啊，有给的义务，不代表说没有给这个契约会无效。 好吧，好，这个在修正理由特别提哦。所以三个新增定的契约类型里面，旅游是不要事，但另外两个是要事，好吧？好，这是新增定的部分，来再看讲义上的第四个，第四个最好玩，第四个是民法一六六条之一这个条文，来看一六六之一，看一六六之一。 一六之一说，契约以负担不动产物权的移转、设定或变更的义务为标的者，应由公证人做成公证书。我问你，一六六之一的第一项，这个契约讲的是债权契约还是物权契约？显然是债权契约。为什么？它的契约内容是负担，怎么看？负担不动产的的义务，负担义务显然是负担行为，负担行为一定是债权行为，对不对？ 所以这边讲的是不动产物权的什么移转的债权契约嘛？他这边说要由公证人做成公证书，哇，那公证是一个比书面还要严格的要式的要求嘛，对不对？好，这个条文当时为什么会制定？哎，你来看我们下面那个整点，关于不动产交易的，你看哦，要式性的问题。假设你看，甲有 A B 一块不动产，对不对？甲现在要卖给乙，要移转。 债选跟物权行为嘛？你看这一个时点订立买卖契约，这一个时点做七五八的物权行为，好，一样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对不对？好，假设我们先不管一六六之一这个条文，这个条文假设不管它的话，在当时的法律的规定现况下，只有哪一个条文有规定到说要做书面？只有刚刚我们看过的七百六十条七六零这个条文。 那七六零条这个条文说，不动产物权的设定跟变更应以书面为之嘛，对不对？好，大家以前就讲说，那个七六零条讲的到底是不动产的债权行为，还是物权行为，还是两者都有？有三种可能性嘛，对不对？当时通说的见解跟实务见解认为什么？七六零条讲的是物权行为，是这个物权行为要做书面。好了，那大家就问啊，那这个七六零条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什么？我刚刚讲过，因为不动产贵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谨慎其事啊。 谨慎即事嘛，好，不动产贵重要谨慎，大家都同意要做书面，大家也都同意。结果呢？现在问题说这个物权行为，假设你认为说他要做书面，他要做书面，但你又认为前阶段的这个债权行为是一个不要式的行为的话，会怪怪的。为什么怪怪呢？你看当事人法律关系的发展啊。这个时候不是订立买卖契约吗？订立买卖契约有没有签书面？假设没有签书面。 没有签书面，因为你认为不动产不动产交易的债权行为是不要是嘛，所以不签书面的话，买卖契约是有效哦，有效对不对？有效之后，在第一阶段法律效果是什么？哎，义务的发生嘛，大家都有义务对不对？好，等于是甲有义务依照三十八什么交付并移转，乙有义务依照三六七的规定支付加金，结果到后阶段的时候，乙突然大叫一声，啊，买贵了。 当时不应该这么冲动，就说要买，买花这么多钱去买。哦，当时我做买卖契约的时候没有谨慎啊，因为嘴巴一讲就说好，哦，就是嘴巴讲很简单，但是叫你书面签下，你会想很多嘛，对不对？然后呢，结果我在一开始订买卖契约，当时我因为这没有书面哦，当时我很简单的就阿萨里就说什么没有问题，我愿意什么，我愿意购买。结果我到签物权契约的时候，依照七六零规定要做书面，所以我现在很谨慎的要来签书面。结果我说什么啊？ 不够，现在我谨慎之后，我发现我不想买了，来不来得及？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你买卖去有效之后，你的一第一阶段的义务你就发生了，义务发生之后，如果你不签，不签没关系，不签你就怎样？就债务不履行，债务不履行有什么样责任呢？了解吗？等于是七六零条是希望当事人在做不动产交易的时候能够谨慎，这个谨慎的动作，如果你是在最。 这个动作你是在后阶段的物权行为才要求他谨慎，而不是在前阶段债权权要求他谨慎的话，来不及了。因为债权权双方意思表示合致就发生交易，发生交易发生义务义务，在谈后阶段的谨慎已经没有意义了，哎呦，所以大家都说，那这样的见解显然就不是很有道理，对不对？好吧，所以大家都说啊，这样的，那我们债权权要让他谨慎一下，谨慎一下，大家什么？哎，刚好八十九年再编修正就加个条文，加一六六之一，啊，那一六六之一说。 谨慎要谨慎，就谨慎到底，对不对？只有书面不够，那我就说他要公证，他要公证。哦，公证的更谨慎啊，要找公证人做公证书吗？好吗？那像这个条会要求要公证，原因是因为寄售嘛，对，寄售你说寄售这个欧洲，欧洲欧洲人确实他们做不动产交易都要公证，那公证很好赚，对吧？好，那不动产交易确实都做公证，那公证之后，因为公证书就是公文书，公文书大家都不会争议嘛，是不是？ 可是问题是在台湾的交易里面，你说不动产交易，除非是哦，你说对啦，中信要跟要跟远雄买土地，他可能会要公证的，那很贵重会公证嘛？但你一般民间一般做一个什么过户，做一个三百万的房子或土地的买卖，你会做公证吗？不会。但是你一定会签书面。好，所以你看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哦？你一个法律的制定的时候，你看假设没有这个条文，刚刚我们不是讲过说债权行为是不要事，物权行为是要事。 觉得不是很公，不是很好，对不对？但其实，在实物上运作没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条文上说不不要求你要事，但当所有人都要事的时候，问题也不会有了。你你去做不动产交易，你哪你你看到什么交易没有做书面？大概不至于。所以这个问题变都适用上是没有说实际上遭遭到很大的困难的，但反而是你要求公证之后，就颠覆了大家向来的交易习惯，对不对？大家都做书面，但没有人很少去做公证啊。现在你等于是要求要公证之后，哎呦。 那我万一签买卖契约没有做公证，只有签书面，等于是不符合一六六之一哦，对不对？不符合一六六之一之后，在第一阶段代表什么？买卖契约是无效，对不对？无效的话，第一阶段没有义务，第二阶段履行之后，到第二阶段还有什么？不当得利返还，那变得奇怪啊，懂 <coughs> 吗？那立法者也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想到大家都不会做公证，那怎么办？那建立一个第二项，你来看第二项。 第二项说，未依前项规定公证的契约，那不就是这个债权契约吗？对不对？好，没有公证。如果当事人已经合意为不动产物权的移转、设定跟变更而完成登记，注意后面这个所谓合意为不动产物权的移转、设定跟变更而完成，内讲的就是什么？后阶段的物权行为嘛，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人为有效，谁人为有效？就是前阶段的债权契约人为有效。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啊。 这个债权契约不是没有做公证吗？依照七十三条规定，它不是无效吗？无效，所以第一阶段是什么？没有义务，对不对？没有义务嘛。可是第二阶段，万一你物权行为做，但这物权行为要满足七六零，要书面然后呢，还要去办七五八的登记，对不对？不动产嘛，也登记完成了。他说到第二阶段之后，不可以再增值前前阶段什么？欠缺要匙性的瑕疵，代表说这一个债权契约虽然没有公证，而 一开始是无效，可是当物权行为完成、已经登记之后，债权行为仍为有效。哎呦，这也是一个什么？哎，跟七零九之三第三项很像，是一个事后物权行为的完成，去补正一开始债权行为欠缺要式性的瑕疵。有没看到？事后物权行为的完成，去补正之前债权行为欠缺要式的瑕疵。好啊，好啊，所以代表什么？代表你说，公正要求你谨慎。 结果你没有做公证，在第一阶段代表大家没有履约义务，好吧？没有履约的义务。可是如果双方本于履约的意思去办理物权契约，签书面又办理公诶又办理什么登记之后，那就代表大家已经想清楚了，有履约的意有履约的诚意了。但公的登记完之后，你就不可以再增值哦。一开始债权契约欠缺要事情的小事，好吧？不过这个条文你看跟七零九十三第三条比较起来又有点不一样哪里？ 这条文说人为有效，有没有发现效？哎，这个什么效力要件对不对？有效要件对不对？七零九十三第二是什么？人为成立。那说老师，为什么明明是同一次修法会不一样？为什么那边写成立，这边写要写有效？简单，不同人修的，哇，那法律什么多是吧？你负责那一块，我负责这一块，你的那块是你你的，我这块是我你的，对吧？不同人修的，当什么？文字上并没有一次同意的，好吧。好，不过。 不过不过，就算是这样，他还是会有第一阶段是什么？没有做书面，没有做公证而无效的问题吧？对不对？那第二阶段你说做了之后怎样？补正他的瑕疵，好，这个没有问题。但毕竟就是说，他跟目前的交易习惯还是影响很大。当时这个条文制定而且公布之后，哇，这个好多人去考公证公证人，公证人很爽啊，公证人快乐，对不对？你看，大家来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两百、两千、两千、两千、两千、两千。 然在办公室吹冷气，只要盖章就可以收钱，这么好事情，大家谁不做？结果呢，好多人去考，考之后发现是一场空。为什么？这条没有施行，不敢施行啊，因为施行法里面说这个条文施行要司法院会同行政院订制啊。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有施行的迹象。啊，因为这个这个哦，这个相关的配套措施尚未完成，好吧？所以目前这个条文还没有施行，好吧？好，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部分，好这个。 有趣的条文啊，有趣的条文。这我觉得这个条文就是一种，就是说，当时制定的时候没有跟交易现况做一个结合，导致变成说制定上来讲跟交易现况差距很大的时候，变得不敢施行，不敢施行之后就说那的施行日期另另外再定了。懂吗？但你看这个，哎，我们在边修正什么时候施行的？几年几月几号？几年几月几号？八十九年几月几号？背下来哦，八十九年几几月号？五月五号。 啊，八十九年我要施行，八十八年就制定公布了，到现在你看几年了？哦，八年多了，八年多了，到现在这个条还看不到施行，对吧？啊，也看不出来会施行的样子，了，好吧？哦，所以这个是这个条的问题。所以目前你看这个争议，他说现行法下，不动产物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是要也不要是？债权行要是也不要是？现行法下不要是哦。所谓现行法就是要施行有效施行的嘛。 那一月二十一虽然制定公布，但是它并没有施行，所以它不是现行法，好吗？哦，所以这个你要小心啊！那不那至于是物权行为呢，那就要是啦，因为七百六十条的规定，好不好？好，是这个部分，转过来。 翻过来之后，我们来看这个特别成立要件的第二个叫做药物性，好，这个更好玩，更好玩。来谈药物性前，先跟大家谈，就说民法上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必要给当给契约当事人所谓的毁约权，毁约权。 所谓毁约权，等于是契要去后悔一个契约，对不对？你当时意思表示合资所订立的契约，你现在后悔，民法上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必要说，哎，得给当事人一个毁约权啊？现在问题在这里。好，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在耽误契约，耽误或者是无偿的契约，好，无偿或耽误契约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什么？那个单方面负义务的那一个人，比较倒霉吗？ 譬如我们说买卖契约里面，大家都是债权人，大家也都是债务人，对不对？双方的给付关系原则上是对等的，所以呢，没有说立法者要去多保护哪一方的问题。而在无偿或者耽误契约里面，怎么样？只有一方负义务。哎，这个耽误契约最标准就是谁？赠与。譬如说，甲现在有 A 车一台，他把车子赠一个亿。注意哦，当事人在这个时点订立赠与契约，约定在这个时候要什么？要来履行，要来给付。 现在赠与契约当时订立的时候有没有被诈欺胁迫？没有。有没有错误？没有。有没有通过询问？没有。都没有问题哦。约定在一个礼拜之后要来履行，结果呢？赠与契约双方合意之后，到履行中间这一段期间，如果甲想要单方面的后悔，法律上要不要给他这个权利？这就是毁约权的问题，好吧？所以我们谈毁约权，讲的一定是履行履行之前的毁约权。 好，如果契约已经被圆满的履行之后呢，就没有毁约权的问题了。所以毁约权讲的一定是第一阶段，而不是第二阶段上的问题，可以吗？是谁的？ <laughs> 是谁的？ 那到底是谁？等听下味道还没？ <laughs> 那你看啊，我们讲毁约权，我在讲毁约权，讲一定是第一阶段，就是履行之前来到毁约了。好，就算说他有毁约权，履行之后也不会有毁约的问题。这边我先强调，好吧？所以我们讲毁约权，讲一些第一阶段，好，履行之前的问题。好，毁约权设计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把这个契约规定为是一个药物契约，药物契约。所以所谓的药物契约哦，这药物契约当单从罗马法以来就有了，懂吗？药物契约的意思是，这个契约关系的成立或者是生效，要以物之交付为其要件。换言之，物还没有交付的时候，这个契约不成立或者是不生效，总之不发生效力啊。 一个契约不发生效力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没有履行的义务嘛。所以你看，假设你认为这个赠与契约是要物契约的话，那结果是什么？在双方意思表示不是合资吗？交付了没？还没有。第一阶段有没有义务？没有义务啊，因为赠与契约还没有交付，代表还没有生效，对不对？所以没有义务，对不对？好，结果到这个时点，双方一旦起步之后，这个起步的意义有两层。第一层，一旦起步之后，让这个债权契约成立生效，第一层嘛。 因为药物嘛，第二层是在它成立生效的时候，同时也被履行了，等于是把这两个时点挤在同一个时点，你知道吗？那问题会变成是在第一阶段的地方，甲有没有义务履行？没有啊，因为还没有生效嘛，还没有交付，没有生效嘛，没有义务履行，对不对？一旦履行之后，在第二阶段，甲能不能对于主张不当得利？甲第二阶段不是履行过去了吗？不是履行了吗？到第二阶段履行之后，能不能对于主张不当得利？ 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说一旦履行之后，同时让债权契约有效，同时也被履行。那既然债权契约有效之后，在第二阶段代表什么？有受理的法律上原因。这就是我说毁约权第二阶段不是毁约权，毁约权要讲的一定是第一阶段的问题，原因在这里。哦，那这样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认为这个赠与契约是药物契约的话，就代表在第一阶段他意思表示合适的之后的第一阶段，只要还没有履行，甲都不会有义务履行，等于是甲是要事后。 自己基于一个什么想要给付的意愿去做给付之后，怎样？他的契约关系才有效，而且才同时被履行。换言之，假如我事后不想做给付的话，你能不能起诉叫交给付？不可以，这样了解吗？哎，这样对对，甲而言不就是在第一阶段有一个要不要履行的毁约权的吗？可以懂我意思吗？好，这是第一种设计方法。第二种的设计方法是诺成契约。 药物契约相对应的概念叫诺成契约。诺成契约什么？双方意思表示合资就成立生效嘛，叫诺成嘛。那一般而言，买卖契约啊什么都是诺成，而这边要给他毁约权，所以诺成契约再给他一个什么？给他一个任意的撤销权，给他一个任意撤销权。哎，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撤销权？撤销权是针对什么？啊，已经成立而且生效的法律行为才有撤销嘛。 撤销之后，溯及劵无效，对不对？好，你看哦。假设你现在第二种方法是用诺成契约加任意撤销权的方式来做的话，我问你赠与契约在双方意思表示合适的这个时点生效了没？生效啦，因为是诺成契约嘛，对不对？啊，生效之后，第一阶段代表什么？甲就有本于一个有效的赠与契约履行的义务，对不对？义务发生了嘛？结果呢，在第一阶段这个中间的期间之内。 因为甲享有一个任意的撤销权，注意撤销权一般是要法律要件满足你才可以撤销嘛，而这边讲的是给甲一个不付理由，懂吗？不用付任何理由，想撤销就撤销的撤销权，代表在第一这个阶段的期间之内，甲如果后来不想履行，他可以在这个时点表示他要撤销。那撤销是撤销什么？撤销之前已经成立生效的赠与契约嘛？那一旦撤销之后啊，义务不就没有了吗？ 没有就没有后阶段履行的问题，但你如果一旦履行之后还可以撤销，就不行了，就没有这回事了。好啊，那这样反映出来最后结果变成什么？变成说，在用诺成契约加任意撤销权的前提之下，它的意思是，甲在赠与契约双方合意的时候就发生义务。不过，因为在履行之前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下，你可以不负任何理由的毁，呃，就是那什么撤销，就代表你可以不负任何理由的毁约，所以也是毁约权。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这两种都是毁约权设计吗？一种是让你的义务根本不要发生，一种是义务发生，但是我给你撤销权。我问你，这两种你对甲而言哪一个比较好？硬要讲哪一个比较好？药物契约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药物契约只要单纯的不作为，就没有义务。任意撤销权的话，要撤销之后才会有什么？才会有义务消灭的问题。 民法上只要扯到要权力的行使，哦，那很多那个毒蛇猛兽就扑上来了，对吧？比如说行使权力有没有违反公序良俗，有没有哦这个这个是要哦故意致人于损害，或者有没有违反诚信原则，对吧？或者我们时哦处事期间的问题，很多的规定就扑上来了。但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不作为，啊不作为什么就不痛不痒啊。你要学什么？所以等于是对甲而言。 你是单纯不作为就可以毁约，还是说你要积极的做一个撤销的行为之后才可以毁约？这两者对甲是不一样的哦，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会认为说啊，药物契约比什么比诺神契约加任意撤销权的这个方法对甲言更有利。不过不过，我们八十九年在编修正的时候，全面性的希望用第二种毁约权的方法取代第一种，好，吧？所以等于是把药物契约都做掉，然后全部想用什么？想要用任意撤销权的方式来什么？来给甲毁约权。 好吧，好，这个是这部本。好，那我们说这最有名是赠与契约，对不对？啊，赠与契约，我现在来讲，赠与契约这个修法的过程是什么？哎，这是动产赠与，对不对？我再举另外一个，是不动产赠与。b D，这是动产赠与，这是不动产赠与。你现在看到的当然是。 修法之后的条文啊，哦，修法之后条文，这个修法以前的条文是长什么样？来，你看下面这个，这个四十一年的这个判例，我们先看现行的，你看四零六条，正与第一条，你看四零六，你看四零六，四零六条说称正与者。 为当事人约定一方以自己之财产无偿给予他方，他方允受的契约，好，这个是赠与契约嘛？这定义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了，好，那四零七呢？好，删除。四零八第一项呢？赠与物之权利位移转前，来权利位移转，请把它画起来。权利位移转，权利位移转，好，然后呢？ 赠与人得撤销其赠与，来撤销圈起来，看到没有？任意撤销权，对不对？什么时候之前可以有任意撤销权？权利还没有移转，权利移转就是什么时点？啊，就物权行为的时点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满足我们讲所谓交付的履行的时点之前，这第一阶段，对不对？所以他说，在第一阶段，你只要还没有做物权行为的话，你可以撤销，任意撤销权嘛，好不好？好，这个是目前现行法的规定。我们来看一下旧的条文，你看讲义四十三页这里，我们从实物上的见解可以看到旧条文。 这所有的问题都存在于四零七，就是被删掉的四零七跟修正的四零八第一项上面。你看一下这个这个四四十一年这个判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就是删除的四零七。你看他怎么讲？他说：“以非经登记不得移转之财产为争议。”请问一下，什么叫非经登记不得移转的财产？不动产嘛，不动产就叫登记嘛，对不对？所以四零七条就是说不动产赠与者。 在没有做移转登记以前，什么叫移转登记？七五八不动产赠与者没有做七五八以前，怎样？你的赠与是不生效力，赠与是不生效力。来，你看哦，这一个时点不是订立 B 地的赠与契约吗？不动产对不对？然后这个时点不是七五八吗？删掉以前的四零七条条文，说你以不动产来赠与者，没有做七五八以前，你的赠与是不生效力。所以大家都说什么？ 我们现在先讲学说上怎么讲，学说上是通说的讲说，哎，你看啦，这代表什么？四零七点，不是四零六，四零六这讲的是 B d 他说四零七条，你看显然针对的是，显然针对的是什么？是不动产赠与的情形。然后他讲说，不动产赠与在没有做遗转登记的以前，不就是第一阶段这个期间吗？他说第一阶段这期间赠与不生效，啊，不生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药物契约。 这个赠与还没有生效，就是药物契约，对不对？代表着赠与要等到后阶段履行之后，同时生效，同时也被履行。所以大家就说，你看以前的四零七条的意思，就是在不动产赠与的时候，我们用药物契约的方式，来什么？来给赠与人甲在履行前的毁约权，看起来像是这样，对不对？好，这是以前的不动产，动产赠与的条文一直都是在四零八第一项。 四零八第一项这个条文怎么讲？你来看下面八十三年那个判例，我们先把条文看一看。你看八十三年判例说，民法四零八第一项规定，前段规定赠与物来画起来，未交付钱，未交付钱，赠与人可以撤销其赠与。这个条文跟现在你目前的现行条文，我你差在哪里？差里头。 现在条文写赠与物的权利位移转，对不对？以前的条文写赠与物的位什么？被交付之前，对不对？然后大家都讲说，你看呐，动产赠与的时候，动产赠与，这时候四零六，哦，是 A 车，对不对？是动产，对不对？他说动产赠与确实履行是以什么？七百六十一条的交付的方式为之嘛。所以你看以前的四零八 D 项说赠与物还没有交付，不就是还没有履行吗？的中间这一段期间是第一阶段的期间，他说这时候什么？ 甲有任意撤销权，甲可以撤销，所以大家就说，你看这个意思就是以前的动产赠与适用是四零八第一项，它的毁约权是诺成契约加任意撤销权，而不动产赠与因为四零七的规定，代表它什么毁约权是用药物契约的方式来做，然后以前学说通说说这样区分还不错，为什么？刚刚我们讲说药物性跟任意撤销权哪一个对甲也比较有利？药物契约比较有利嘛？那不动产跟动产哪个贵重？ 不动产一般比较贵重，所以给不动产赠与人要无契约的毁约权，给动产赠与人什么任意撤销权的毁约权。哎，价值判断上上称公允，啊，还不错，这样可以了解吗？这是以前学说的讲法，学说的讲法，但以前实务上不是这样讲，实务怎么讲？你再回来看上面四十一点这个判决，那你看哦，他说以非经登记不得移转的财产为赠与者，在未为遗产登记前，赠与不能交易是四零七，对不对？注意看。 这判例怎么讲？为当事人间对于无偿给予不动产的约定，如果已经互相意思表示一致，哎，这不就是双方合意吗？对不对？意思表示一致嘛？他说依照民法一五三第一项规定，契约就成立。这我们都同意啊。一五三就是在总的第一条，就是契约要双方意思表示合致啊，大家都同意嘛？对不对？好，他说依照一五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契约就成立，纵使没有具备赠与契约特别生效要件。 他这边所讲的赠与契约特别生效件讲的就是什么？没有满足四零七条已经登记了，好、到纵使还没有做登记，就是还没有满足生效要件嘛，但是呢，要难为其一般契约之效力意味发生。那一般契约效力画起来，他说虽然还没有做移转登记，所以没有满足赠与契约的特别生效件，但是很难说它一般契约效力没有发生。他的意思是已经发生了。 他说已经发生一般契约之效力哦，好啊，然后呢？他说债务人要受这个契约拘束，负有移转登记时机赠与生效的义务。但是问题难，那什么叫一般契约之效力？跨国，什么叫一般契约效力？这样看起来，一般契约效力意思好像什么？你看哦，我们不是说有成立要件有生效要件吗？对不对？这个要件，法律行为的要件不是有成立生效吗？成立有一般成立、特别成立，对不对？生效有一般生效跟。 特别生效是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我说，对于药物性这个要件，究竟是特别成立要件，是特别生效？本来大家就有争议嘛。然后以前的四零七这个条文是怎么规定？他说你还没有做七五八以前不生效力，然后大家就说你看看，写不生效力，所以它是生效要件呢？四零七规定是一种生效要件啊，对不对？好，假设这个前提是成立的话，这个判例的意思就是什么？就说虽然赠与里面特别。 生效要还没有具备，就代表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办七五八的移转登记，所以特别生效要没有具备嘛？但是他说，既然其他部分已经意思表示一致，要难为一般契约效力没有没有发生，那一般契约效力好像意思就是说，在一般成立、特别成立、一般生效这三个都具备之后，就发生一般契约之效力。然后呢，当事人受这个一般契约效力的拘束，就有义务来履行这个一般契约效力。 一般的契约，然后来办移转登记。哦，这个见解就大家就觉得很 shock，为什么？那将他的意思是什么？第一阶段，请问你，甲假设按照这个四十一年判例的见解，在第一阶段，甲有没有履行的义务？甲有没有登记的义务？变成有哦。这边你受的不是四零七这个要件的拘束，而是什么？而是最高法院所谓的一般契约之效力的理论出现之后，代表在第一阶段你有。 受他拘束的义务，而且你要履行他，履行他怎么履行？就是办理七五八的遗转登记。那你最高法院这样的见解，不就是剥夺掉不动产赠与里面赠与人甲的违约权了吗？你可以了解意思吗？懂？我们的意思不就是说，因为还没有办遗转登记，代表欠缺要件、生效要件吧？欠缺生效要件，所以就代表甲没有履行的义务嘛？ 结果最后法院说，虽然说这个生效线没有完，还没有具备，但是已经发生。但是在前阶段，意思表示合致讲的不就是一开始这个时候吗？他说意思表示合致之后发生一般契约效力，所以甲有义务去履行这个一般契约的效力，然后去办理转登记。那你不就是说在一开始之后，甲就有义务来履行的？那你不就是剥夺掉他的毁约权吗？ <laughs> 了解吗？好吧，那这个问题最根源的问题在什么？在于。 无偿的情况下，是不是真的就一定可以毁约？问题在这里，就是耽误契约里面的甲，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在履行之前毁约？其实最大的问根节点在这个地方啊，你觉得可不可以？你说人要重然诺，对不对？对吧？就说的话要算话嘛。那你当时既然说话说你要把土地赠给人家，你怎么可以毁约？就算是无偿，就算是耽误，你也要履行。如果你抱持这样的想法的话，你会觉得根本不要毁约权。 整个制度应该删掉嘛？对吧？谁说耽误契约、无偿契约就一定要毁约权？这是问题的。那最高法院四十一年这个判例的意思好像是什么？在不动产赠与的时候，他不认为四零七条那样，他等于是用这个判例把四零七整个架空掉。你会发现，四零七的目的就是说，没有移转登记前，他没有移转的义务，对不对？结果你因为这个判例的进解进来之后，变成在双方一开始意思表示合致之后，你就有移转的义务哦，就有去办理移转登记的义务哦。那你不就架空掉四百零七条吗？ 所以学说上，大家都写了很多的文章在批评这个四十年判例，但最高法院文风不动哦。这个四十一年的判例是后来一直到什么？到在编修正四零七被删掉之后，这个判例才被删除。好吧，那代表最高法院背后的意思什么？他意思可能认为说，谁说？他可能认为说，不动产因为更贵重，所以嘴巴说出来的更要理，更要更要遵守，懂吗？所以他认为用一般契约效力把四零七降除掉，他是 OK 的。这四十一年就出现了判例了。 好，结果后来在八十三年，你看隔了四十二年，出现另外一个判例。我们看到判例怎么讲？好，前面不是抄了这个四零八这个条文吗？对不对？好，第一项、第二项，你看，看第三行地方，他说这两项的规定，不问在动产或不动产赠与都有适用。哦，这个判例出来我们就很震惊了。为什么震惊？他说四零八的第一项这个条文在动产跟不动产都有适用，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你看，我们按照最高法的思维，你看哦，他现在不是说用一般契约效力的理论，把四零七整个架空掉，对不对？对不对？他说一开始你赠与契约双方合意之后，就发生所谓一般契约的效力吗？代表履行的义务，对不对？结果八十三年的判例说什么？他说在赠与物没有交付之前，就是没有履行之前，有什么？有撤销权。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第一阶段也可以用四零八的第一项来什么？ 来撤销掉这个一般契约的效力，然后你也可以不要履行。哎呦，那这样不是万流归宗吗？就是不管动产不动产，到最后全部都用什么？四零八第一项，就是双方意思表示合致之后，义务就发生了，懂吗？然后只是动产部分是赠与契约效力，不动产部分叫做一般契约之效力，懂吗？那只是说在履行之前，你都可以什么享有任意的撤销权。最后最高法院的见解，两个整理起来，虽然差了四十二年。 对但两个整理起来结果好像是如此，好像是如此。好吧，那当然他在批评批评批哎，后来问你，后来八十九年再被修正之后，你看到目前的条文，它是采学术还是实务见解。你觉得目前现行条文，他把四零七删掉，四零八做文字的修改，改成权利位移转，它是采学术还是实务见解，实务见解，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等于是四零七整个删掉，然后呢，四零八因为条文是规定物的交付，好像讲的是动产啊。 修法之后，把它改成权利位移转。这个权利位移转在动产讲的就是七六一交付嘛，在不动产讲的就是什么七五八的登记，对不对？所以等于修修法之后，四零七删掉，四零八第一项做文字修改之后，更明确的表现出来，他接受是最高法院的见解。那我现在问你，修法之后，动产赠与是要事还是不要事契约？啊，不对，要物还是诺成契约？动产动产是要物还是诺成？诺成。不动产赠与是要物还是诺成？ 要不然诺成修法之后，诺成都是诺成哦，都是诺成哦，只是都有什么？在履行之前都有任意撤销权。第一阶段都有这四零八第一项的任意撤销权，有没有看到？那这个争议就可以什么？这学以前学说实务最想吵这个争议，那现在就修法就表态就表态了，可以吗？好啊。 所以你看没有？我刚我讲过，我说修法之后，修法委员那个很大的立场是什么？是希望用任意撤销权的方式来什么取代药物契约，好吗？那这一点在修法之后，把四零七删掉，把四零八一项做文字上的修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好不好？可以吗？那就说这样修好不好？见仁见智啊。好，见仁见智。好，这个部分，好，这个部分。好，再来看下面的。 第二个，哎，另民法上除了赠与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是使用借贷跟消费借贷，对不对？好，使用借贷契约是要物还是不，还是什么？还是诺成？这个问题很好玩，请看四百六十四条，来看四六四，我们看四六四这个条文怎么讲。 使用借贷契约一定是无偿，哦，不可以拿对价。来，使用借贷，你看他说称使用借贷者为当事人之一方，哦，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约定他方在无偿使用后返还其物的契约。再看一次文字哦，他说使用借贷是我把东西先交给你，之后再来约定你在无偿使用之后要返还。 所以我问你，从四百六十四条的文字上看起来，使用阶段是药物外构成，药物契约有没有看到物先交付再来约定嘛？好，吧，代表物的交付是这个契约在成立上必要的条件。你可以了解吗？等一下哦。假设甲，甲把 A 车，好，甲现在不知道 A 车要借给乙吗？四六四，对不对？好，这个时点要来订立四百六十四条的契约。 四六四的契约，从你从条文的文义上看起来是甲把物交付给乙之后，然后呢，约定乙在无偿使用之后要返还，好吧？好，从条文的文义上看起来，使用借贷是一个药物契约，药物契约。好，那这个以前学说争议在哪里？看下一条四六五，好，删除这个条文，删除以前的条文很短，这条文删除的条文就是说，使用借贷因为借用物的交付而生效力。 感觉很像以前的四零七啊，四零七不是说不动产这里因为因为什么遗转登记而什么而生效，没有遗转登不生效，对不对？所以当以前的四六五就是说使用借贷因为物的交付而生效力啦，好吧？那从以前的四百六十五条看起来好像是四零七一样，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说没有错，确实使用借贷是一个什么，药物契约，因为物没有交付就不生效啊。那你说问他为什么要删除？因为修法委员修这一块的委员认为。 药物契约是成立要件，而不是生效要件。条文上这样写，让人家误以为是生效要件，所以要把它删掉。然后四六其实四六四条这文字上修改啊，从四六四做文字修改，修的好像使用借贷契约一定是物交付再来约定，代表是成立要件，而不是生效要件，有点无聊了啊，有点无聊。好吧，就是以前的四六五条说，因为借物的交付交付嘛而生效，看起来好像生效要件。 所以他把它删掉，然后四六四条做文字的修改，修成什么？物交付再约定，这样叫做成立要件。这部分修法无聊，好，那我不管它。来看下一条，增加这个四六之一，这条就好玩了。使用借贷的预约啊，预约圈起来，预约。现在出现一个预约，预约相对应的概念叫什么？本约。那预约的意思就是要订立本约的准备嘛。 对不对？我签一个预约，就是将来要跟你订本约。他说这使用借贷的预约在成立之后，预约的代与人可以撤销这个约定，来撤销圈起来。这个预约代与人可以撤销这个约定，但是预约的借用人已经请求履行预约，而预约代与人没有及时撤销者，就不再实现。四六五条之一这个条文在八十九年前新增加的，对不对？它的意思是什么？这时有。 脑袋动得比较快，同学问我一个问题，然后老师，你刚不是讲过说这一次八十九年战争修正，他对于毁约权的态度是希望用任意撤销权来取代药物契约吗？刚刚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得到，对不对？啊，可你说现在四百六十四条却又死守药物契约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法律上的概念，那这样不是跟刚你讲的矛盾？我说没有矛盾哦，他现在说使用借贷契约还是药物没有错，但他现在要弄一个诺神契约出来是谁？ 使用借贷的预约，看到吗？使用借贷吗？好，这个时点叫做使用借贷的预约。我问你，这边的预约，那代表后面这这使用借贷本约对不对？对不对？好，我问你，使用借贷的预约是要外诺成，当然是诺成了，果他要物你就无聊了嘛，对不对？好，当然是诺成，诺成代表，所以你看它反映出来结果是这样，像我这本书，你想跟我借对不对？借贷嘛。 假设你先跟我说，哎，我说我书跟你借，我借你的六把，借我三十分钟好不好？不是，你说三十分钟之后你还来跟我借，我说没问题啊，下课三十分钟之后我借你没有问题。好，好，那约定三十分钟之后我书要给你，对不对？要履行嘛。好，这个时候解释上，我们现在双方不是意思表示合致吗？约定三十分钟之后我要把书给你，对不对？那这样子的约定，请问你是不是使用借贷的本约？ 百分之一千不是为什么？使用借贷本约一定要什么？已经交付嘛？我没有给你啊，我现在书还在我占有中啊，所以它不是使用借贷本约哦。这时候它是这个使用借贷预约落成，有没有双方意思表示合致嘛？那么你预约订立之后发生什么效果？发生义务对不对？它也是个债权契约嘛？它的义务是什么？订本约，定本约就是预约的义务嘛？那订本约，我问你这个本约怎么订？很简单，三十分钟之后你来，我把书交给你。 然后跟你约定无偿哦，使用之后，明天要把书还我。假设这样子，约物交付之后再约定无偿使用之后返还，那这个叫做使用借贷的本约，有吗？所以这个法律关系就变得变得怎样？变成说，你跟我约定三十分钟之后要拿书，我说好的时候，我们的约定叫做使用借贷的预约，然后预约的效力发生什么？叫订立本约吗？ 那订立本约就是什么？就是要先交付之后再跟你约定多久之后你东西要还我，可以懂意思吗？懂吗？那像样变，然后在这中间呢，这三十分钟之内，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个六法对我好重要，是吧？不想借你，然后呢，我在这中间期间之内，我可以对你表示什么？撤销。就是我要拉下你跟你说，不好意思，我要撤销我之前要借你的这样子的约定。我撤销是撤销本约还是预约？ 当然撤销预约啊，啊，预约撤销之后代表什么意思？就没有订立本约的义务嘛？没有订立本约的义务，就是书不用给你。觉得这是一个很讲语蠢很难听的，就是很无聊的一个修法，哇！我讲无聊，为什么？你对照到赠与契约里面来，变成什么？你看赠与契约讲一下，赠与契约人家要用毁约权，要用意撤销权，讲一下他坦率多了，主要坦率多了，他直接说赠与就是一个要，就是一个诺成契约嘛。 然后呢？啊，要撤销就是履行前我撤销这个这一些，这样不就好了？结果现在因为说使用借待，我觉得本院它是个药物契约，它一定要是药物。因为罗马法以来它是药物契约啦。可是我又想要用这一些要钱来解决，那现在没有敌人怎么办？敌人在本院是对不对？敌人在哪里？敌人在前面呐，懂吗？敌人在这里，所以我要弄个敌人出来让我撤销嘛，懂吧？那这个敌人一定要是诺神契约对不对？所以我就弄一个使用借待的预约，预约它是诺神契约。 懂吗？他预约义务要定立本本约就要交付。懂吗？那因为我现在用这些撤要选，所以我就弄一个诺成契约叫做使用借贷预约出来，那我可以撤销，撤销掉就代表我不用履行。啊，他的关系其实跟赠与很像，懂吗？但赠与需要讲一下，赠与就坦率多了，可以吗？好吗？所以它的状况变得是如此，等于是使用借贷本约它还是要物啦，好吧？那弄一个要撤销的叫诺成，诺成契约是谁？是使用借贷预约。啊，预约订立之后还没有订立本约之前，中间这段期间。 赠与人哎，代与人可以什么？可以撤销掉。但我说过，用撤销权就有一些很大的问题。比如你看但书他怎么讲？你看但书说预约的借用人在这里是谁？是乙对不对？他说借用人如果请求履行预约，什么叫请求履行？请求履行预约，意思是什么？叫你交付了。对，三十分钟之后你叫我交付嘛。然后呢，我如果没有及时撤销，就代表我的撤销权上什了。及时撤销。 就如果你叫我把书给你，我那么扭捏很久，没有马上说我不要，老韩有觉得不好意思，都答应你了，对不对？然后扭捏很久没有马上说不要，难道我就没有撤销权吗？很奇怪啊，老韩就是这个就是很很多很不确定的概念在里面好不好？好，这个是使用借待。哎，另外叫消费借待，你看一下好？刚好差十条，你看十七十，你看消费借待，什么是消费借待？消费借待跟使用借待差在第一个借的东西不一样。 消费借贷借的是消费物，啊，比如说最标准的消费借贷是什么？叫借钱，借钱。你看，使用借贷，假设你是借这本书，我现在不是使用借贷，假设我书借你，交付给你，三天之后你用完之后书还给我，请问你在这段期间所有权是谁？还是我？我只是把书占有交给你，让你去使用而已，对不对？所以使用借贷，我们强调很多次，使用借贷的交付只是一个事实行为。 没有法律行为，物权没有发生任何变动，对不对？好，现在假设你我借十块，三天之后还我。好，我十块钱给你之后，我说，哎，你要注意哦，这十块钱上面有我精心的签名。三天之后你回去，那你，那你瞻仰三天，三天之后这个就是这个钱币要还我，懂吧？那你这种那我跟你借干嘛？懂吗？一般消费借贷的意思，是我钱是给你，给你的意思是有预算授权。 有哦，我是把十块所有权移转给你，所以有物权行为哦。然后你是取得那十块的所有权哦，然后你去买东西，对不对？好，买完之后三天之后你还给我十块，是还哪个十块？还一个只要是十块钱的十块就可以了，了解吗？所以三天之后你等于是拿一个跟我当时借给你的这个钱十块钱同种类品质相同的什么价值相同的物就可以，就是你拿另外一个十块的铜板，然后你是移转所有权回来给我，然后让我。 等于是取得这个什么十块钱的价值，好啊，所以消费借贷跟使用借贷，因为借的东西不一样。比如你跟我借百米十斤，哦，百米不是十斤给你吗？我有没有移转所有权？有啊，因为十斤 <laughs> 你会吃掉，对不对？你不能说十斤三天之后把那十斤再还我啊？当然不是嘛。所以你是取得十斤的所有权，然后你消费掉了，三天之后你是拿另外的十斤，只要品质种类相同，就把物再还给我就可以了。那等于是再移转所有权给我。所以你看四七四这个条文的用语就不一样。你看他讲。 而称消费借贷者为当事人一方，你注意看，移转所有权或其他替代物的所有权，你没看，移转金钱或替代物的所有权，它有移转所有权了，好吧，给他方，然后呢，而约定他方以种类、品质、数量相同的物返还的契约，这叫做消费借贷。消费借贷跟使用借贷最大的差异在哪里？消费借贷可以约定有偿，有偿的意思是什么？我借你十块，三天之后还我，你利息要什么？放高利贷，利息要给我一块钱。 于三天之后你要给我四块，三块是本金，一块钱是利息，好吧？那这样约定是可以的。使用借贷一定是无偿，消费借贷可以无偿也可以有偿，这是它差异点，好吗？好，那消费借贷一样的问题跟使用借贷相同，使用你看消费借贷四七是下一条四七五，四七五被删掉，对不对？以前的四七五规定就是说消费借贷因借物的交付而生效，一样。 好，吧？那删除之后，现在增加一个四七五之一。我们看看他怎么讲。第一项，你看，他说消费借贷的预约，预约又出现了。然后呢，其约定的消费借贷有利息或其他报偿，什么意思？就是有偿嘛，对不对？当事人之一方在预约订立后，成为无支付能力。什么叫无支付能力？破产。哦，有一方破产的时候，预约的代理人可以撤销这个预约。啊，你看这什么意思？你一样可以把这个图。 假设我们把关系换成是四七四，四七四。我问你，消费借贷的本月是幺五是落成，幺五这点是一样的，它也是幺五七，好吧？但是我说要找个敌人，对不对？所以敌人就弄一个消费借贷的预约出来，这个当然是落成契约嘛，对不对？好，那等于是中间要给毁约权啊。可是，在消费借贷遇到最大的困难在于什么？我说过，为什么要给毁约权？ 啊，因为有一方是耽误或者无偿，我们觉得假特值哦特别值得被保护，所以我们给他毁约权，对不对？可是我说消费借贷是可以约定有偿的哦，譬如说你跟银行借钱，银行借你钱，对不对？银行就是这里的假，然后你是可怜的借钱的人，那银行给你收很高的利息，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时候银行你都赚这么多利息了，你有值得被保护吗？其实没有。 好吧，所以立法者就说：哇，如果这是个有偿的消费借贷的话，好像不需要多保护甲一点啊。所以四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项他说，如果是有偿的消费借贷，什么时候可以撤销？有预这个预约订立之后，有一方破产，甲就可以撤销。所以他的关系变成是一个原则上没有毁约权，在例外有人破产才有毁约权。的情有没有看到？刚刚我们讲无偿的消费借无无偿的使用借贷的时候是什么？ 是原则上有毁约权例外呢？即使啊，请求之后没有及时撤销才例外没有？那这个原则跟例外很大不一样，好吧？那你再看第二项，第二项讲说，如果消费借贷预约约定的消费借贷是无偿，比如你跟我借借十块钱，我说无偿没关系，三天之后还我十块就好。无偿的情况下，那就待遇人怎样就比较值得被保护了，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哎，立法者累啦，他就说准用四六五七就好，准用四六五七就是准用使用借贷，因为它是无偿的嘛。 这样可以了解吗？好吧，所以有偿跟无偿，法律上要多保护甲一点，啊，这是立法者在选择，好不好？好，来，那这个就是这个药物性里面啊，这个毁约权的问题啊，是药物契约还是诺成契约加任意次要权？这个你要小心。所以最后再帮他争一次，我问你，使用借贷跟消费借贷契约是药物还是诺成？修法哦，药物，谁是诺成？他们的预约。 然后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用毁约权的方式来解决，撤销权啊，好，撤销方式来毁约。好，在与契约里面，不管动产或不动产，在修法之后都是什么？落成啊，他比较坦率，对不对？好吧，都是落成，都是生效。然后在履行之前呢，一样给你四零八第一项的任意撤销权，好吧？所以我说，修法之后是用任意撤销权的方式取代要物契约作为他的回约的方法，好吧？好，是这个部分。那这样讲应该很仔细了哈。 好，OK，我们的进度有点慢了哈，后我们下礼拜再来冲刺，好，下礼拜见。